锵锵三人行，今天上课了啊！是，今天这个节目有点特别，我准备把林奕华老师呢，在香港大学搞的一个通识教育的一堂课。 搬到我们这儿来， <laughs> 真好。哎，为什么呢？不上港大，但可以听港大的课。没错没错， <laughs> 而且呢，跟你们女性，呃，尤其跟这个齐天大圣有关系。 <laughs> 齐天大圣，他们说最高级的圣女，现在外号叫齐天大圣。哦、哎，是，你看这个话题拐来拐弯啊。本来他们是想让我说什么呢？现在都在说什么女强人。实际上，中国社会至少有一部分女强人呢，她这个强还是靠着男人在强。 嗯，他的强还是在男人们的之间纵横捭阖。可是如果你这样讲话，我现在我 <laughs> 因为我那天讲到一个， <laughs> 我那天看到一个东西，他说，如果你用女权主义来讲，他说现在根本是女权，不是女母性社会。对。他说现在的价值观根本跟着女性走。他说，如果你看历史也是，因为所有的男人都是迎合着女人要什么而去做那件事情，所以其实是女性在主导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父权社会。 他说可能是这样想的，例如说女生想要个房，那你现在就拼命挣钱要买房；想要个车，或者是我想要几百朵玫瑰花，你就你都是 follow 着你想要的那个另外一大。哎，这次情人节你你收到花了吗？你干嘛问那么伤感的问题？ <laughs> 都剩女了。哎，你看，我跟你讲，我有时候觉得我永远没有办法让这个亲爱的女人们明白。 就他们认为那些个天经地义的啊，比如说情人节我收个什么花，或者说哎呀我要一个 white wedding，什么白色的婚礼，还有什么哎呀我要结了婚什么要一个孩子两条狗还是两个孩子一条狗？ <laughs> 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嗯，他很难让他明白不是你的梦，哎，但是那个是别人放在你心里忽悠你的。 但是我想，我相信啦，那就是我的啦。因为 <laughs> 讲的就是这个，因因为这个东西很好玩，就是说，不要说是谁放到他的脑袋里面的，只要这个东西本身有一个标签叫幸福，那大家就觉得说，那就是我的啦。因为幸福这个事情是从小到大你都看得见的。至于说这个幸福的定义，只要你看到它的外在，也许你就忘记了，其实那个定义是谁下的。你看，就下定义这个事儿很讨厌。 比如说，我就不同意发明什么“剩女”啊，什么这种词儿，对吧？其实你像人家又婷这样的女孩子，都是自己经济能够独立，对吧？人家不苟且，人家讲究，人家不吃粗粮，人家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laughs> 找不到合适的，我也不随便，哪怕单身终身，对吧？实际是值得敬佩的女性，但是。 但是又听你有六十岁吗？没有啊，你也没有五十嘛，对吧？他老说他是剩女剩的， <laughs> 对啊，就是这个剩这个，其实还是我觉得跟你的生理状态啊，跟你的年龄啊这些东西还是成正比。我现在有点觉得说十八岁都是剩女了，那把这条线一直往下推的话，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大家都要在最早的时间，就好像一个货物一样要下定。 就很早，你还没生出来，已经有人帮你做了没了，那你就不是剩女，那多可怕！没没没，没错，林导演，我觉得啊，中华民族的女性现在啊极其缺乏安全感，她这种缺乏安全感以后啊，会造成她的生活是非常的没劲，对，非常的没劲。为什么非常的没劲？那天我就跟一女孩写信说，我说人生不可预定，你呢？现在这女的就说我要安全了吧，就是我几岁几前要结婚，嗯，几岁要生孩子，嗯，几岁要有第二个孩子，几岁要什么？ 啊，这哎，还我就说这个这个这这是什么生活？对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 <laughs> 台湾啊，容容易出这种女性。 <laughs> 没有没有，其实内地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也是，她却没有安全感。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也并不真的就就安全，嗯，是吧？这个这就是个意淫嘛，嗯，对吧？ <laughs> 而且就说人家林老师就是从历史讲起，你讲现在的这个什么前卫啊，嗯，独身呐，嗯嗯嗯，当年香港。 知道什么叫姑婆？吗？不是叫姑婆，妈姐知道是什么吗？我刚才不知道这名字。对对对，听起来她以为是奶妈，其实不是奶妈，不是乳娘，她其实是一种女佣，也可以说是一种帮佣。那以前的女佣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是菲律宾人啊、泰国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觉得说最纯净的这种女工呢，就是从顺德来的。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有一种叫只淑女这样子的一种呃女性吧。那当时她们的辫子梳得很长，其实就代表了她们没有结婚。然后她们都会把 所有的时间跟他们的心力都放在他的主人家身上，他们有时候带大的不只是一代的，你可以说他的主人，他可能带大带带大了两代，或许有时候他年纪大了，他还是住在他主人家里，就三代也有的。这就联系到当年啊，就是这个香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叫顺德那边来的嘛，对对叫自淑女。对对对。但是自淑女就是独身了，就一辈子不嫁。对。一辈子不嫁呢？但是呢，你看现代人呐。 哪怕是夫妻都有那种新型的夫妻关系，不住在一起的，嗯，对吗？要保留这个个人空间的空间。可是那个时候，你看哈，她虽然一辈子不嫁，但是姐妹们到老了，嗯，她是住在一起的，对，就叫姑婆屋嘛，哎，就叫姑婆了，妈姐变姑婆， <laughs> 就叫姑婆。所以呢，这个林老师还给我们找了一段唱段，对，黑白片儿，对对，可以反映一下这种呃人的生态。 五千多年前就 <laughs> 在香港就出现了这样的妇女，好新潮哦！我刚刚想说，她说我们可以自己独立，也不用靠什么丈夫，我们互相可以照顾。其实我已经开始在找这样子的姐妹，了， <laughs> 我要未雨绸缪，那靠男人靠不住，我要靠姐妹。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姐妹为什么变成姑婆了之后，她还是要？ 群居呢？对，这就是我刚才说，我说你说那些呃，你刚刚说的那个叫做什么呃，我说像美国的那，不是像奶妈的那个，他们为什么可以妈姐对？为什么可以在这个主人家这样一直下去？因为他给他家啦。 所以，我意思是说，老师，你的题目，你的那个课程题目叫“嫁给我才会嫁给我”，我要先有家的感觉，我可以不一定要有男人跟我成立一个家，但我 suppose 一定是要有个家。所以，像姑婆，我也是要有很多姐妹，因为我们两人以上成为家庭，对，是吧？所以，我觉得那是还是这个归属感是这样的。但是，你必须要这个社会里面也有这样子的女孩子，跟你觉得说，我们是两个女孩，也是一个家，对我们也可以是个家，不然的话，这两个女孩一碰在一块，她只会在。 就是说糟糕了，今天我还是没有找到。然后就是说那个男朋友对我怎么样的不好啊，他要骗我怎么样？到最后你还是像他里面讲的，还是要靠那个所谓的叫丈夫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她担心的也不至于说是她有没有这个家，而是社这种社会的目光。 就大家怎么看它？到底主流的幸福是什么？就是主流规所规定， <laughs> 或者是你刚才说灌输的幸福感，到底是什么才叫做真正幸福？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呃物品，有时候甚至把自己当成是个股票。所以我这个股票的价值其实并不是从我自己来的，而是别人投资多少东西，别人对我的信任有多少。所以你现在出去，比如说打个工啊，或许你交一些新朋友，一问啊。 圣诞节没有人跟你过，情人节没有人跟你过，他就会觉得说，其实他有问题，他有毛病。真的，我只要说我一个人去看电影，你知道我引来多少无限同情的目光？还 <laughs> 有我刚开始觉得很正常，怎么怎么这样很很可怜吗？大家都快哭了，想说朱婷怎么一个人去看电影啊？怎么一个人吃饭？你怎么可以？从本来正常的被问的问我，我都觉得我好像不正常了。没错， <laughs> 其实啊，这个里边啊就没有看到这个，我觉得有阴谋的。这个东西里边啊， <laughs> 它是有阴谋的，就是说什么。 么样的生活模式叫成功，什么样的生活模式叫幸福？这个啊，不是说谁有意耍这个阴谋，我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有这么一种阴谋。这个阴谋呢， <laughs> 它渗透在一切方面。你比如说我们电视台啊，你见多的是找一对夫妻上电视，嗯，那广州话叫撒一横福，对，撒一幸，我们幸福，我们幸福，幸福啊！我们夫妻俩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哎呀，看得我啊，当然很很很很好，很好，很好啊！但是呢。 你很少见到我请两个离婚的人来，就说我们俩确实性格不合，离了之后呢，我觉得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空间，我们活得更快乐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电视台会搞这个东西？对，你看这个里边，不由自主的就是你呀，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不由自主的排斥。嗯，给人家包括这个剩女这种词儿，哎，给人家造成压力。你说，哎呦，情人节一个人过呀，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吗？社会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好统治。 因为当所有人都被规范了之后，大家就会自己去规范自己，而不是说我们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的话，它就会乱了。所谓的乱的意思就是说选择多了，选择多了的时候，有很多人因为他不了解自我的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没错，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啊，就在把一个梦啊种到这个女人的心中。然后呢，我们为什么你我们妇女同胞为什么受苦，就受这个梦的这个这个折磨呀？嗯，我这个广广广广让我再给你看点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这个林导演给港大女生上的个课啊，很很很，男生也来上。 <laughs> 我主要关注女生， <laughs> 我觉得他们听了你的课之后啊，就更更嫁不出去了。就我觉得他就想告诉人们。 我们觉得什么生活是幸福？你是怎么样被影响成这样的？他在课堂上还放一段，今天咱们也放一段，韩国的，就是说房子、房地产的广告。哎，你可以来看一看，咱们咱们滋味。 bushel and a peck, a bushel and a peck, and a hug around the neck, a hug around the neck, and a barrel and a heap, 그녀의 프리미엄 얼마든지 훔쳐가셔도 좋습니다. 두고 보세요. 그녀의 프리미엄. <laughs> 你看这流压力大了哦，阴阴阴谋啊阴谋，看出这流水的骗子了吗？这是就是，哎，你看他就是女女孩，就给所有的青年男女。 我跟你说，包括那些偶像剧，说你看这样的房子是美好的生活，是酷的，是潮的，是什么？是硬的？是是这样的吗？而且是通过哎把脸整的漂漂亮亮的一美女，对，永远都是穿你看刚刚那个耳呃耳环的那个水钻钻 <laughs> 石多大？哇，你又挺也挺好的， <laughs> 你广告俘虏的一女性，这倒是真的。 <laughs> 我其实，在发这些广告的时候，我有问一些学生，他们看的感觉是怎么样？因当然，他们看的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因为我看到是。 博物馆跟美术馆，我根本没有看到一个家，就是说哪有家就空荡荡的，对，所以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就是呃，我们要家这个东西，我们要。 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呢，也要让我们自己觉得说跟我是有关系的。但是大家羡慕的那些东西，现在常常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就是你的家是这个样子，我进来了之后，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的家，或许我的家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带着一个照相机来拍，拍来干嘛呢？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你跟他是不同的人啊。所以这个羡慕本身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点，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并没有自我，所以我们追求要嫁的好，或许要房子，但是只要你有自己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是从来都跟着你，你不需要特别去要的。嗯，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中国，我觉得主要的一个价值观已经是比较物质，因为我们这个经济正在起飞嘛。我刚才才说到，我说我看到那个调查报告，而且是一个呃法国里昂证券做的一个调查，他们去看啊，这个二零二零年中国的这个消费消奢侈品消费已经会达到超过美。 我成为世界第一，占百分之四十四，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这个精品名牌都是中国人买走， <laughs> 而这其中消费群是谁呢？因为他们想赚这些人钱，哎，他们分析出来是二奶。 他们就这个大大的标题，英文就写 second wives，而且他们告诉 second wife 就第二个老婆妻子第二个以上的。妻哎，这个说法比咱的称呼没有没有歧视， <laughs> 对吧？他说 second wife，但是呢，而且他在里面呢还直告诉外国人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 second wife？而且他说，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下来就是有纳妾的一个习俗。他说，但是他们 surprise 的是，到现在还被大家所接受。 甚至女人之间是接受这个观念，她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纯粹让这个二奶存在，而二奶们就用消花费。 呃，去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买回来我的安全感。我跟你一天，我就多花你一天钱，就表示你够爱我。 <laughs> 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东西除了是 second w a e 还好玩的就是那些 s e c o n d r a t e city， <laughs> 因为其实那些旗舰店很多时候都不是在最大的城市，有很多二线城市，其实如果要讲花的钱，或许他能赚到的那个那个呃女人的钱啊，其实他们更大。所以为什么那些大的我们说的名牌店，其实有时候在这些。 二线城市，他开的更大。嗯，就是说，那个老公离开了他的家，去到他要做事情的那些地方，然后才有这些 second wife。但是这个东西很好玩。刚才叶婷在讲的时候，我觉得哦，其实主要还是一种补偿，对，因为这个男的他觉得给你这个钱，他就可以把名分这个东西给补回来了。 <laughs> 或许这个女的她就会觉得说。 我虽然没有名分，但是我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可以拿在手上的东西。那名分本来是虚的嘛，你可以说除了你说要分遗产啊什么的时候，但是呢，这个东西他拿在手上的时候，他起码觉得说没有那么自我歧视，因为我拿着贵的东西了，就让我觉得说我是有身份的了。我往往有一个假定，就是说呀，没有比你坏的人，呃，也不会有比你好的太多的人，呃，就是说。 每一个人做出某某某个选择呀，你都不能蔑视他。嗯，他都是他的情况下，嗯，做出的一个他认为合适的选择。嗯，只要不犯法，只要不这个不不不不伤害这个第三者啊，当然就是第三者。 <laughs> 对了，我说的这，咱们就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物质啊，这个物质，哎。 刚才你你你讲的这个，我也有一组照片呢，给你看看。嗯，就是我去这个纽约的一个 MoMA，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好，我去了一个展厅啊，我一看，我说这是什么艺术博物馆？这不是厨房用品商店吗？ <laughs> 这就是美国现代设计的一种东西。嗯，当然，艺术家他要表达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认为我在这个里边看出了资本主义的阴谋。嗯，就是啊，什么叫美国生活方式？他是怎么样让美国的女人们？ 嗯嗯，美国女人其实也挺没劲的，你怎么就是啊，就是产生这样一种生活的梦想？你可以看看这些照片，这就是她的这个，你看当年美国的这个画报，这样的厨房，哎，怪不得好多美国女孩就说我一定要开放式的厨房，对吧？这样的厨房是美好的，哎，家庭主妇，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再看下一张，你看。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 pop 流行艺术，嗯，他就是说你要用这样的家具，用这样的厨具，用这样的吸尘器，哎，你再看下边，这是呃，当年尼克松带着这个赫鲁晓夫吧，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啊，很有名。当年呃，这个大概是六六七十年代吧，那个时候，六十年代，美国的大嗯洗衣机，美国洗衣机啊，这是展览。你再看下边，你看。 这样的生活，我就想要这样的厨房。你这，你这，你就是心灵头脑被殖民的，你知道吗？ <laughs> 你再看下边你看现在咱卖房子很常见，就当年美国人告诉你，客厅要摆成这个样，卧室要这个样子，厨房要这样的布局，嗯，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美国生活方式，嗯，他们就要这样搞，就是说他们要告诉你，这样的生活代表幸福。 咱们先去下广告，还是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又婷，你明白吗？我想跟妹妹们说明的就是， <laughs> 你认为怎么样？姐姐也要听啊， <laughs> 姐姐， <laughs> 你认为怎么样好，并不存在一个天经地义的那样的好。 你是被人骗了， <laughs> 被一个东西灌输。是我觉得也好啊，是我应该是认同他，我是附和他。如果他今天灌输我是我不喜欢的，那我也觉得不好。只是当然我可能也承认，当每天人家说如果有个 open kitchen，然后外面看得到 <laughs> 这个鸟语花香，然后我老公就会从背后抱住我，这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对这个剧本，如果这样子看十遍，我当然会被洗脑，想说我也梦想。 这个抱住我的人也会像这个偶像剧里面什么什么言承旭或谁谁谁讲的样子，对对对。所以你，但他难道不会洗脑男人吗？呃，就是不会吗？如果你们的男性朋友不会，男人也男人大部分也被洗脑了， <laughs> 只有像我们少数这样头脑清醒的，人 <laughs> 还在这苦难着呢。因为右婷有一个东西很好玩，就是说，如果我们都以刚才你讲的那个剧本作为我们人生一个目标的话，我们也许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就是说，原来我可以去爱一个，比如说伤残人士。 他根本不会从后面抱着我，但是他也是一个有爱的人，很有爱，然后个性各方面都很好的，就反正局限自己，对对了，对，我想说的是，生活是一门艺术，什么叫艺术？不可复制，就是说每个人或者每两个人，我们自己能不能有自己的创建？对我们应该怎样度过我们这一生？ 干嘛非得都按照美国？你比如说他们就想为什么资本主义阴谋？我刚想学英语，他们就教给我第一个词儿就 boring life， <laughs> 就是说美国中产阶级的最典型的 boring life。其实美国人活得很没劲，大部分美国人就是这种冰箱，好一打开全是食物，哈嚓吃的吃的，一半就一半美国人都超重，对吧？地球全让他们吃光，就是搞搞这个。所以他去买一个四合院了，他觉得说住在四合院蛮有趣的。哎，对。 为什么不去？就我，我就我的意思是说，包括女人，对吧？为什么对未来的生活想法那么单一呢？比如说，我一定要有个老公，或者我一定要有个孩子，或者我一定要有条狗。嗯，也可以很好，但是没有也有你的价值啊。 可是我会被骂。 <laughs> 对呀，就所以就说，就是这现在的这个社会压力。所以我们说，我们做媒体真的要负点责任，应该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媒体的内容再多元一点。而且我刚才说，我说我小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这个媒体的一个效果论，以前以前叫做子弹理论，就是说媒体灌输什么，人们因为没有教育，所以他就会接收什么。而到了越来越以后呢，书本里是告诉我说，呃，你做媒体呢，其实你的效果影响越来越小，因为是观众来选择你，而不是你去做给观众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